拉班回哈兰老家以后，雅各继续领家人向着他的迦南老家前进。他差人走到前面，先向他哥哥姨嫂请安问好，表达善意。不料那些人带回的信息却叫雅各惊惧不安。雅各，我主，我们已经见了你哥哥姨嫂，他好像并不欢迎你的问候。 并且现在正领了四百个带有武器的人来迎接你。雅各把全家的人口和牲口分成两队，彼此相隔很远。这样，如果以扫攻击一队，另一队仍可逃命。他又祷告说：“我祖父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的上帝主耶和华。” 你曾对我说：“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使你凡事顺利。只是你向仆人所赐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早先只拿一根手杖过约旦河，如今却成了两对了。求你救我，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杀我，又杀我的妻子儿女。” 雅各送给哥哥的礼品队走在最前面，其中有山羊两百二十只，绵羊两百二十只，带幼儿的母骆驼三十只，五十只母牛，三十只驴子，全有佣人照管。他又教训仆人们说：“每对牲口之间要有距离。我哥哥问起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这样回答。” 这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姨嫂的小礼物。你仆人雅各正在后面来了。那天夜晚，雅各带着妻子、儿女及牲口过了亚伯渡口，然后要他们继续前进，自己却留在后面要做整夜的祷告。他回想往事，深觉悔恨。 因为他自己的罪使他和家人有了今天的危机，所以他沉痛的祷告说：“大有仁慈和怜悯的公义上帝，求你赦免、饶恕我一切的罪。”突然间，一只大而有力的手放在他身上，他以为敌人来取他的命，于是就转身跟对方搏斗。 双方摔跤争斗了几个小时都不发一言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对方的手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使雅各的腿脱臼了。这个时候，雅各才觉悟到，对方是一位天使，就是立约的天使。于是他缠住天使不放手。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。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 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，都得了胜，雅各也就得到了所期望的祝福。雅各领着妻子和孩子们前进，还有大群的仆人与牛羊牲口，终于望见远方迎来的姨嫂和四百个壮丁了。雅各跛着脚走路，疲乏的扶着手杖。 痛苦又缓慢地走在家人前面。走近哥哥姨嫂的时候，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行礼，向哥哥表示敬意。姨嫂看到跛脚的弟弟，就上前抱住雅各。雅各弟弟，姨嫂哥哥。 拥抱、亲吻着雅各，双方都痛哭了。雅各，这些跟你回来的人是谁？这些孩子是上帝施恩给你仆人的。这个时候，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上前给姨嫂下拜，接着下拜的是利亚和孩子拉杰和孩子约瑟。 二十年没有家里的消息了，太久了。爸妈都还好吗？父亲仍健在，安康。只是母亲啊，母亲怎么样？我真不想告诉你，母亲，她已不在了。什么？难道母亲已不在世了？母亲临终前还在惦念着你。 爸爸为什么哭？你怎么也流泪？月色，因为你祖母过世，我真难过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雅各，你送来的这些牲口群是什么意思？ 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，弟弟，我已经有很多了，你自己留着他们吧。不，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，请我主收下，这本是不必要的。但为了表示我对你的谅解和欢迎，那就收下好了。现在我和我的手下带领你回家去。不，我主，你请先走，我和孩子及牲口慢慢前进。 于是，姨嫂先回在希尔的家。这一对双生兄弟终于互相饶恕，言归于好了。上帝也实现了他的应许，使贾各平安的回到迦南老家。你们可能奇怪，我为什么召集全家的人都来？原因是我们在事件这个地方住的太久了。上帝昨夜告诉我。 叫我们迁往伯特利。雅各和妻儿及仆人、牲口都迁到了伯特利，父子合力筑了一座祭坛，敬拜上帝。在那里，他向家人生动地讲述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：他当年如何因为逃避哥哥以嫂而满心忧惧逃来这地方，如何夜间见到异象。 见顶天立地的天梯上有天使们上上下下，又有上帝应许他跟他同在，而且终将引领他再回归此地。全家在那儿敬拜上帝，并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。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日。利百加的老奶妈底波拉死了，全营地的人都敬爱他。 为他哀哭，把他葬在一棵橡树底下。雅各又慢慢向南方迁移，朝着他父亲曾经住过的希伯伦前进。拉杰期待着另一个孩子的降生。当快到以法他附近的时候，他生产了，竟然是难产。太太。 别怕啊，别怕，娃娃快落地了。哎，拉杰，恭喜你啊，是个儿子。拉杰，拉杰，你听见了吗？又是个男孩。 上下，又有上帝应许他跟他同在，而且终将引领他再回归此地。全家在那儿敬拜上帝，并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。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日。利百家的老奶妈底波拉死了，全营地的人都敬爱他，为他哀哭，把他葬在一棵橡树底下。 雅各又慢慢向南方迁移，朝着他父亲曾经住过的希伯伦前进。